An ongoing shortage of drivers is affecting London Midland train services. 持续的司机短缺给伦敦米德兰列车服务造成了影响。 The DC Fire Department is hiring nine new paramedics to address personnel shortages, which have led to slow response times for medical emergencies.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消防员额外招聘了九名医疗护理人员，解决由于人员不足无法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提供医护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rtage。第一把通识彩铃。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有机会见到笑着时，好安详。